发表文章，介绍国情，宣传中央大政方针，并积极地参加了电视论坛的节目、把酒当歌等等，释放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正面的声音。

Hong Kong, Hong Kong D 一百香港台。I like Hong Kong, that's the place for you.